课文三，在打电话。小丽，周末你一般跟小刚出去看电影吗？我很少去电影院看电影，我更愿意在家看电视。看电视有什么意思啊？可以一边吃一边看，坐久了还可以站起来休息一会儿。你应该多出去走走，这样你们的生活会更有意思。有他在。 我的生活已经很有意思了。生词，一般，愿意，起来，应该，生活。